第八十三集，周轩转而对尤崇道：“哎，今年圣诞节他们组的 party 你们还去不去了？”尤虫摇摇头：“不去了，我们已经买了去北方的机票。”周轩啧叹道：“也是，不用想也知道你肯定不去。那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周日晚上还有选修课呢。回程票还没有买。”尤虫没有太过在意：“如果到时候没回来。” 你找个人去帮我上两节课。周轩心中相当不平衡，面上却不显，话里满是嘲笑。哎，也幸好这学期结束学分就修满了，否则到下学期你岂不是每节选修课都要找人带你去上？经由他这么提醒，尤虫也像是想起什么来，问林和熙：“你的选修学分这学期是不是还没有满？”本来我都选满了。 林和熙慢吞吞看向周轩，有几分意味深长。只是后来被人换了课，下学期后还要再修一门。周轩少见的面露心虚，想来包括他和尤虫在内，大概都没有人会料到，这学期开学时还看不顺眼的人，几个月后会和尤虫在一起。尤虫抬眸扫向他，哎，林和熙下学期的选修课你去帮他上。 周轩脸色黑下来，为什么让我去上啊？尤崇满脸的理所当然，他的课难道不是被你搞没的吗？周轩霎时如鲠在喉，深刻体会到什么叫做，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啊！更何况，尤虫轻描淡写的补充，你又不需要挤时间出来谈恋爱。 犹如被踩痛脚般，周轩面色更黑一分。下一秒，他面无表情的转过身去，拿出手机打电话：“喂，你刚说的那个平安夜联谊，时间和地点，现在发给我。”林和熙吃了点生日蛋糕，又喝了点红酒，就和尤虫离开了。从酒吧里出来的时候，林和熙打算去旁边巷子里喂猫。 两人到马路对面的便利店里买东西，推门进去以后，林和西弯腰在货架前挑猫能吃的东西，游虫在旁边站了片刻，冷不丁的开口问：“你为什么不把那只猫抱回去养？”林和希拿东西的动作顿住，有些好笑的直起腰来回望他，开玩笑般道：“我自己都没有家，要怎么去给他一个家？”游虫却看着他没有笑。 意识到这可能并不好笑，林和熙也渐渐收起笑容来，眼中露出无声的困惑来。尤崇道：“你现在有了。”林和熙怔了怔，很快就明白过来对方话里的意思。他放下手里的东西，拉着尤崇往店外走。尤崇眼露笑意：“不买了。”林和熙没有回答，而是在路边停下来看他。 你说的对。他声音轻快而放松，语气带笑。我现在有了，所以，亲爱的油虫先生。他神情郑重，眼眸明亮。我现在可以把那只猫带回家吗？油虫唇角微翘，当然。林和西和油虫收养了巷子里的那只橘猫，花时间去带它去了一趟宠物医院。 又从大学城里买了很多宠物用品回来。家里来了新住户，阿拉斯加兴奋不已，整日追在橘猫屁股后面跑。猫的名字也是阿拉斯加抓阄取的。林和西想了几个与饭团相关联的名字，写在纸条上，揉成团，任由阿拉斯加挑选。大狗最后高高兴兴地叼起了写有寿司的纸团。 方清明知道以后，还总说要去他们那里看猫，却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时间。林和熙当即笑道：“刚好圣诞节我们不在，不如你去帮我们喂一下饭团和寿司吧。”方清明眼眸亮了亮，很快又神色担忧：“可是我没见过饭团，他不会不让我进门吧？”林和熙想了想，最后意味深长的开口道：“那就让饭团认识的人带你过去。” 当天晚上，尤虫就直接把开门的密码告诉了夏乘风。平安夜那天，林和熙从六级考场里出来，和尤虫吃完午饭就回城南小局拿行李，然后打车去机场。路上，尤虫问起他的考试情况，林和熙如实摇头道：“很有可能过不了，明年再考吧。”尤虫丝毫不意外：“以你那样的英语基础，复习一个月就想过？” 当然不可能。林和西轻轻哼一声，而且现在很多人就算是考过六级，遇到需要用英语的情况，不也还是开不了口？结果几个小时以后，尤虫就用自身向他证明：考过六级的人到底能不能开口？他们在入住的酒店里遇到两名外国客人，那两个年轻高大的男生遇到点麻烦，临时又找不到工作人员。 油虫顺手帮他们解决掉了。双方的整个对话过程中，林和熙就沉默的缩在廊檐下置身事外，一边在心中漫不经心的感慨北方的冬天真的好冷，一边目不转睛的盯着油虫的侧脸看，唇角不自觉微微上扬。两个美国男生离开以前，不仅连声朝油虫道谢，还相当友好的朝站在走廊里的林和熙挥手告别。 林和西愣了愣，倒是有些意外于他们的热情程度，也后知后觉的扬起手来回应那两人。尤崇回到走廊上，按下他那只抬起的手，人都走了，还看什么？敏锐察觉到对方话里轻微的情绪起伏，林和西眼珠轻转，摸着下巴道：“长得还挺帅。”尤崇面露不悦，掰过他的脸，语气危险的问。 是吗？不过，林和熙脸上有笑意荡开，相当配合的补充：“没有我男朋友帅。”尤虫这才放过他，从他手中接过行李箱的拉杆，往走廊深处走。他们说的话你能听懂多少？林和熙跟上去，老老实实道：“语速太快，几乎听不懂。”尤虫停下来。 若有所思的打量他片刻，被他看的眼皮轻跳。林和熙神色警惕的问：“怎么了？”尤崇哼笑一声，缓缓开口道：“ <laughs> 既然你说考过六级也没有太大用处，那么从下周开始，口语练习也安排上吧。”林和熙面容僵住：“我又不出国。”尤崇不为所动：“出国旅游也用得到。”“出国旅游我跟着你啊。” 林和熙语气理所当然：“你又不会把我丢在国外不管。”尤虫瞥他一眼，没有说话。顶着他的目光，林和熙又叹一口气：“唉，我每天要忙着去美院听课和学英语，还要抽时间出来和你谈恋爱。不如这样好了。”林和熙神情诚恳而严肃：“我每周几点我们睡觉的时间，用来学口语怎么样？” 不赞同的人轮到了尤虫。他面上神色不变，眼眸深深的望向林和熙，不紧不慢的开口：“也不是不可以，只是我这里还有更能两全其美的方法。”林和熙问：“什么方法？”尤虫道：“不需要刻意挤时间出来，两件事齐头并进就好了。”林和熙没反应过来：“哪两件事？”你说哪两件？ 目光掠过他的脸，尤虫的唇角微微勾起。林和熙陷入沉默，一时间竟是无法反驳。他们在酒店房间里休息了两个小时，然后换上羽绒服，出门去餐厅吃晚饭。林和熙没有体验过北方的冬天，南方冬天最冷的时候，也只是穿大衣就完全足够。此时身上穿的羽绒服，还是尤虫从家里带过来的。 看着油虫穿的黑色羽绒服，再看看自己的白色羽绒服，他有些怀疑地问：“你也会买白色衣服穿？”油虫解释：“我妈给我买的，只穿过一次。”林和熙愣了愣，陡然想起几个月前在画展上看到的那幅油画，忍不住眯着眼睛笑起来：“阿 <laughs> 姨有点可爱。”油虫倒是不明白他是怎么得出的这个结论，却也没有将这句话放在心上。